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这个三个男人啊，也谈谈你们这个心里边的一些心愿，对吧？谈谈这个离婚的问题。 <laughs> 哎，我听说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你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呃，婚姻难是吧？实际上在心里头不知多少次有过要离婚的冲动，是是这么回事吗？我觉得年龄过了吧，我不晓得徐老师哈。这时候我觉得不管男女啊，结婚。 我们都说嘛，七年嘛，对，七年之痒，对不对？ 七年也好，十年也好，十七年也也好，总会中间有高低，然后会考虑离婚算了，干脆离婚算了哈。可是这个男女还是有差别的嘛。男人呢过了一个年龄，我看子东好像我们差不多年纪哈，应该是过了那个说离婚的冲动了嘛，反而是跑不开了，想着说，通常到了这个年龄，我看到我身边的死党都是这样，跟老婆说：“你放心哈。” 我后半辈子都是跟你在一起， <laughs> 其实呢是在哀求老婆，你不要抛弃我， <laughs> 我老来我靠你了哈，我走不动撑拐杖，我要人家喂着推轮椅，我靠你了。那反而这个时候呢，女人老了，坦白讲，老老公。 老到一个年龄的女人呢，她够聪明的话，应该已经把老公的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上， <laughs> 差不多。然后呢，也老公对她的威胁也越来越低了，对不对？以前有好多狂呃呃蝴蝶什么过来嘛。 现在都没没了嘛， <laughs> 所以呢，反而是女人很多。我们看到，特别最近十年了，老来离婚都是女人要求的。是的，是的。我抛开那个男人，没错，没错，真的，是的。你看，你回去想想， <laughs> 跟徐老师想的不一样。哎，徐老师想想， <laughs> 徐老师怎么想？我不知道，不知道。我想了，怎么想也不能说。但是，不过人家统计过一个规律，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是男的。 就是他刚才讲，男的追女的，嗯，然后呢，到了这三四十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好像是女的比较，呃，不说在乎男的，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又是倒过来，对不对？哎，就是又是我见到的统计，实际是女的对婚姻呢，实际还是比男的讲究。嗯，提出离婚的主要是大部分是女的，就是她就男的有时候他能忍受，女的要是这段婚姻她这个质量不好啊。 女人不能忍下去的几率更高，而且呢，不是还有这个统计数字吗？离了婚呢，男人短命，女人长寿，就是有过这个统计，就是比如说到你们这个岁数，要是离婚了，男的，就是离了婚的男的，比不离婚的男的活得短，普遍都短命。但是呢，离了婚的女的，平均寿命则要比这个在婚姻里的女的还长。 问题是，离不离婚，女的都比较长嘛，长命嘛，而且比较快乐嘛，一定的嘛。我常说嘛，只当我们这些老男人很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朋友， <laughs> 有的朋友都是工作的同事哈。你的工作关系，你退休下来下岗之后，基本上都没了七七八八，没有交朋友的能力，没有照顾自己琐碎生活的能力。那这些能力，老婆那方面都是那么多年往上走的。 他们会有姐妹淘聊天，他们懂得处理家务、处处理生活的琐事，所以一过了一一个年龄呢，就注定我们的悲惨命运嘛，就是跟着身边的女人，没错，千万不要抛弃我，没错。而且太太太太照顾你啊，越来越专业是吧？ <laughs> 越来越不是别的小姑娘能代替的，对，你们没有没没有办法啊，所以说这个。 我们还是要乖乖的， <laughs> 到了一定年龄就要按顿，不然老婆跑了，我们就非常悲惨的。是，当然我们这个三个男人说这么一番话呀，也是为了祝福邓文迪和这个默多克，对吧？两个人这个，哎，看他们走出离婚法庭的那个照片没有？啊，没有。老莫这个表情轻松，哈走了。邓文迪严肃起来啊，这个表情真叫一个沉重啊。嗯，他好像从来都严肃嘛。 哎，你可以看看他跟布莱尔在一块儿的时候，表情就不严肃。我们可以这这个导演出一下，你看 <laughs> 这汪小菲跑去干什么去？汪小菲和他妈那个张兰，你知道吗？这邓文迪跟布莱尔，但是布莱尔呢方面已经澄清了，说英国人不要胡乱八卦啊，他跟这个邓文迪没有私情。呃，不信有图为证，你再看下一张， <laughs> 你看这是布莱尔的老婆，你看这个时候文迪表情很轻松嘛。 有没有私情还 <laughs> 还还说不好呢？哦，你讲情 <laughs> 况不是不是？他们两边在在在吵嘛？这个有有八卦嘛？不，他现在只是说他们是，呃呃，就是纯粹的精神上的私情是这样的意思啊。他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的什么庄园里单独嘛哈，那个那个老头儿不知道嘛，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对，那那我觉得蛮保守的。难道男女不能交朋友吗？好像男女我们在同一个庄园在一起聊聊天，不行吗？一定要假设是有私情？我看到这个纯粹八卦了。可是刚我突然又想回来说，你说离婚的事情啊，好像是女的提出比较多，是吧？嗯嗯。可是我听一个搞心理学的朋友说，很多女的是干嘛试探那个男人，往往是弄假成真的。 一吵架起来就说：“哎，我们离婚，我走了。”什么什么，可能一次两次之后，第三次老公就说：“好吧，离就离吧。”终于就离了，就去签字哈。好多女的，我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听过我一个阿姨啊，她离婚了，带有两个小孩的。我记得她在我家对着我妈就哭，她也是这个意思，说非常后悔当初就是吵架，发现老公劈腿有情人，她就吵了，就说离婚嘛，选择离婚，然后她非常后悔。 因为她离婚之后，那个老公跟那个情人也分开了。嗯。因为往往啊，许多时候在老美啊，就说嘛，往往这些 affair，这是婚外情，好像一个作用，好像一个什么降落伞。没有人降落之后呢，还把降落伞带回家了，没有了， <laughs> 一降落就丢掉。往往是你婚姻出了一些波折问题，你想跳跳跳机，那找到一个降落伞，就空降下来。 那好像是因为那个第三者，所谓的小三哈。嗯。其实你爱的不是那个小三，你只不过是想，有意无意想对想想离开原先的关系。对对，想摆脱现在呃目前的这种处境，对不对？这个意思。不过他们好像说是有一个调查统计，好像是说男的离婚了以后再婚的比率比女的高，女的很多就不结婚了。 特别是中年以后，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另外有一个呃情况是，小孩儿啊，如果是父母是离婚的哈，是分开的哈，呃，小孩将来的生活就会比较呃，我怎么用什么词来讲啊？他就会比较面对复杂人生。他他自己的恋爱生活各方面啊，这个适应能力就会比较大，这个适应的范围会比较大。 啊，就是说离了婚家庭的孩子，孩子他反而能适应比较多的，呃，比方说他能够适应比较复杂的男女的这种情况。而如果说是呃，就是一个家庭非常传统、非常呃稳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小孩呢，通常他自己的婚恋啊，也会比较就是黑白分明。 就是我要么找一个，找一个就是一辈子，就这样。你我也不能够允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是啊，就是换换一个角度说，要统计是说，家里有人离婚，不仅是父母亲啊，你家族啊，比方说你哥哥离婚，你姐姐离婚，然后呢，你家族有人离婚呢，你的离婚率就会变高好多。为什么呢？其实往往有时候是好事啊。嗯，你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我爸妈离婚都没死啊，两个人还活得很好。我姐姐离婚也很好啊，你就知道离婚不不是一个那么可怕的出路，那是可以选择的工具途径，所以你就选择离婚。哈，很多很多事情是是是，其实应该让离婚平常化。嗯，呃，我现在觉得很多中国中国人还是受这个传统所苦的，就是往往这个婚姻呢。 这个都不行了， <clears throat> 实际就没有一点这个男男女爱的这个成分了，就完全。但是呢，他会觉得离婚这件事儿啊，可太大了，这简直压得抬不起头来。尤其是比如说还有孩子，哎呀，他就觉得，哎，怎么完全没有办法解脱？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根本性的区别，中国人跟跟西方，人，我们现在讲的一夫一妻制。 这是西方的那个宗教过来的，那他们呢就非常强调同一个时间的单一性，就是说你你你现实生活也是，电影里也看到，在美国他一发现你有另外一个人，我就跟你离婚，对不对？他总觉得，他觉得这个呃一男一女在一起的这种排他性。 是非常神圣，这个联系到天意，联系到上帝，就是联系到你做人的基本价值。嗯，你要是，可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这样，没错。中国人这个这个呃，不说传统上是一夫多妻或者怎么样大家庭，中国人形成了一套观念，就是家人的观念。 嗯，中国人就算就算很多离婚了，就是就是就是说你或者不好了，或者交过朋友了，中国人那种叫什么一日夫妻怎么百日恩啊？对对对，那个夫妻的概念你要宽泛一点的话，你这就是降落伞了一下哈，你也是一辈子的事情哇！对，中国人中国人的这种家人的概念啊， <laughs> 没错，是是西方人他不大能，他们也说坏的角度来讲，他觉得你中国男人无耻，嗯，你就是变形的。 各种变化的一夫多妻制，就是那个张爱玲说过，就是说这个男人啊是在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下面寻找一夫多妻制的痛苦，是张爱玲的说法。嗯，而女的呢，要在一夫多妻的现实面前遵守一夫一妻的道德， <laughs> 就是双方都是痛苦。你看，你看，女的得得，明明知道你还有别的人，但我我不行。 那他不能容允许女的这样，所以中国人呢，但是你要听胡兰成啊，或者还有一些更严肃的，你比方说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辈的作家，你要从鲁迅啊到很多很多人，他们其实面对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其中一个人当做家人，哎，那你说他这个东西按西方人说，你这个就是禽兽，你这有有时候不道德也蛮有弹性的。我想起冯小刚啊，讲过这样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人问他，哎。 冯冯导演，假如你的老婆那个跑路跑了半年了，不晓得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又回到你身边，你接受吗？ 呃，冯小刚想一下说，应该可以吧？ <sniffs> 就想象成为你的脚踏车被偷了，骑了半年，送回来你拿块布抹一抹， <laughs> 抹干净， <laughs> 自己再骑吧， <laughs> 也蛮有弹性的。对对对，但是他可能主要的危险是他别跑半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是有深圳有这个小三儿。 什么闹这个穿着婚纱呀？怎么闹人家这个婚礼啊？这个他们还有视频，咱们可以看一段。 一塌糊涂！你要说演戏，我也信。嗯，我都不知道这视频是真的假的。 <laughs> 叫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 <laughs> 直面惨淡的人生。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真是觉得，哎，呃，咱们不能否认啊。假假如说有一半的婚姻都是幸福的，那就咱们祝福他哈。但是还有另一半是不幸福的。这另一半不幸福的里头，真的，我觉得中国人啊，反正我没有见到处理的好的。嗯。 真的这个问题啊，真是无解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处理得好。各种情况，我在这个社会里都见过，是呃婚外情的，呃所谓的小小三儿、小四的，其实都是一种平衡嘛，在人的欲望、在家庭责任、在婚姻契约等等这各方面，你这你哎，一个中国男人或者一个中国女人，你们去找多少种方法，我现在全知道。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结果我没见过谁说我处理的好。 我这样好 <laughs> 没有，都是一说起这个皱着眉头就苦啊， <laughs> 没有办法。你说这是为什么？美国是四三三，他们我看过一个统计，就是说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呢，就相信一夫一妻，就一辈子，就他也愿意这样，就是发誓，特别是天主教的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三十呢，他就是也追一夫一妻，但是一发现问题就离，就再找离再找，他的原则是在一个时间。 我只有一个人，但是呢，我的 life 里边我就这样这样不断的换，平均数是六个，就平均是六个，但还有另外百分之三十，他压根儿很多还是知识分子，就是很多的知识分子，他压根就认为一辈子跟一个人是不人道的，他压根就是认为婚姻，我不这么认为，他压根 <laughs> 就认为婚姻制度是一个荒谬的制度。 所以他们不愿意，他们就要么你就呃呃同同性恋啦，单身啦，交很多一辈子就交很多朋友啦，就是还有这种协议住两地啦，大家 open marriage 啦，等等等，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有些是很严肃，不是淫荡，嗯，但那个还要占到百分之三十，当然这个统八百分之三十之中，我经常心里有个问号，这百分之三十不表态。 假如有真的有百分之十三十，我非常高兴哈，因为我的主张一直都觉得一夫一妻是整个罪恶的起源嘛 <laughs> 啊，真的政府 <laughs> 他也挤到那里边。没有，我经常说政府应该立法禁止结婚的嘛，谁结婚谁坐牢。那你我说资助发钱给人家，不不不，那你不对，那也剥夺了另外百分之七十的人的权利，对不，那个不是权，你不能说我有权利选择作恶哈，呃，做坏事哈，因为你有一夫一妻制哈。 真的，你就影响了人跟人的关系，你什么都是占有跟被占有的关系哈。那个我以前讲过哈，现在不讲。我的重点在于说，我跟很多知识分子朋友讨论起来，他们都同意我的说法。对呀，这种制度不人道、不卫生、不这个那个哈。那我就说怎么不卫生呢？ <laughs> 不晓得，那你感染性病吗？ <laughs> 那卫生有不同的概念，不是感染性病，可能是说你假如永远只跟一个人交配，那是不卫生的。 心理、生理都不卫生，的，反而你跟不同的人交配，你发展出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方法，那倒圣洁了，是吧？啊，小心 <laughs> 人家骂你。 <laughs> 那我意思是说，我跟很多啊，比方说教授朋友、作家朋友讲了半天，他们同意，那我就说，哎，徐老师啊，我们签名一起来公开 <laughs> 全掉了，反对那个一夫一妻好吗？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提我名字，哎，你因为因为家家里都有个老虎一样的邓文迪，你们就这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勇气啊？有什么勇气啊？你要像我们法国知识分子，那家伙前一。 这儿你看嘛，被全美、全世界的妇女组织都骂他们。法国知识分子就是联名，就说这个要保留娼妓，就是说男人有嫖娼的权利。然后被妇女组织就就攻击，说你们这些人是吧，自己都去嫖娼。然后但是他们都是签名啊，就法法这是法国知识分子前一阵发起的。但是不说，哎，有的时候在有些啊嫖娼合法的地方啊，德国就合法的。 对德国合法的，在嫖娼合法的地方，咱们也严肃的从社会学角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解决之道。就是有些婚姻当中啊，男人很稳定，很稳定呢，那么他有一个性的问题，因为性的本质是喜新厌旧的，这个没有办法。那么他怎么办呢？哎。 嫖娼是他缓和的一个一个方法，而且也非常简单，因为你找个情人麻烦死了，没有用的，文涛没有用，因为我们整个讨论好像假设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困难的挑战，只在于说你管得管能不能管得住你的小弟弟。 好像是这样。其实夫妻之间，我们都是过过过来人嘛。对对。我们就算没有男女什么生殖器官的烦恼哈，光是夫妻夫妻之间的相处，人会变啊，价值观会变啊。对。我跟你拍拖的时候你是这样想，现在会变，我也变。然后呢，有了小孩更复杂。 对不对？对于小孩的教养方法、期待，还有夫妻的相处，包括吃东西啊，怎么样是日常生活、财务安排？我们中国还是有一个，就是把这个事情啊跟人格和道德扯在一起。就比如说，为什么我就觉得中国人呐，怎么那么样的难？就是离个婚呐。 就看太困太痛苦了，就是呃，这个痛苦很大一个程度。你比如说，呃你咱要照咱这角度看，就是外国人都是丧良心的，你们怎么就比如说，呃，离婚了就不不不管孩子了吗？在中国看来。 你这离婚不不仅是对不起老婆或者对不起老公的问题，你这个孩子，甚至你看你看那个网上的跟帖，哪怕一个明星，你要是所谓不要孩子，有孩子的你明星你离婚，那骂的你那就是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就说你这你就完蛋了，你的公众形象，你就是不要脸，你这道德败坏，所以你知道这中国人怎么就活得这么累？但是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中国人的这个价值也是一种价值？ 就是呃，我们牺牲了，但是孩子是不是真能得好？ <laughs> 你知道吗？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不，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普通人的这种啊，就是到处常见的这种烦恼。但邓文迪跟这个这个叫什么莫德莫德克，他们这个婚姻离婚是一点都不出意外。像这样的婚姻啊，因为你看，他是一个年龄啊巨大。 财富巨大差别，对不对？所以这种婚，姻，呃，邓文迪这样的道路啊，虽然她一个人离婚了，还有很多人前赴后继走上去。文迪什么道路？邓邓文迪什么道路哈？她是那个女人做亿万富翁的第四个阶段吧？他们说过，女人做亿万富翁从赤贫到要经过四个阶段。呃，告诉你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到一个夜场去拖一拖，嗯，赚五千块钱，这是第一笔钱。 第二个阶段，五千块就买切糕，到马路上去碰瓷，要碰一个当官的名车啊！啊，那碰瓷能赔到个五十万、一百万的啊！嗯，大部分人到这个阶段就停下来了，有个五十万、一百万就开个小店呐，或者是什么嘛。那有远略、有谋略的女性，比较厉害的那个五十万、一百万拿来干什么？ 光华管理学院去了， <laughs> 这是第三步，这是有决定性变化啊。第四步你知道了，就是上市集团主席，然后跟他苦干三年，把他累死， <laughs> 对不对？他是那个邓文迪，那那个那个默多克身体好啊， <laughs> 还能够全身而退呀，不容易。你说你倒崇拜什么谁？李宗盛？啊，没有，因为你讲到离婚的问题，刚才说离婚，中国人离婚很痛苦，我。 我们就看到有少数的人，像李仲胜、李大哥嘛，好像娶了一个，生了一窝小孩，又离婚，又娶一个，又离婚。可是他安排的非常好啊！我还记得他讲了一句话，说没事，没没问题啊。我的小孩反而多了几个父亲、母亲、成人，呃，他的妈妈会交新的男朋友嘛，来跟更照顾他们。所以关键在于说，跟你离婚那个女人会不会对小孩说你的坏话？ 假如不会的话，什么？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